第三十二课，有时不妨悲伤。一、听力，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乐观的人会有些主观，有些傻，他们习惯于歪曲现实世界。 当现实世界不利于他们发展或有些危险时，他们倾向于人为的忽视危险，不把危险放在心上，乐观的认为天塌不下来，睡醒再说。二。 日记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得体会，未经许可，家长是不应该看的。文具店里装潢漂亮、挂着小锁的日记本，往往特别受欢迎，就是因为买主写完后可以将日记锁起来，以防被人偷看。 三，服饰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事实上，在各种服饰文化表象的背后，不论这种服饰是光彩四溢、如诗如画，还是朴实无华、素净淡雅，都存在着各种与之对应的服饰观念。 四，不要让对方认为你抹杀了他的一切，一点儿也不承认他的好处，这样很难使谈话融洽的进行下去。无论你的意见和对方的意见相差多远，冲突多厉害，都要表现出一切都可以商量的诚意。 五，万圣节也叫鬼节，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。欢度万圣节的习俗由爱尔兰移民带到北美。万圣节前后，在儿童商场能买到各种魔鬼图案的化妆、衣服、帽子和脸谱。年龄大一些的孩子们还会自行设计魔鬼套装。